第七十九集。当天夜里，林和熙和尤虫很晚才睡，两人双双睡到中午才醒。尤虫先起床去浴室里冲澡，林和熙躺在被子里玩手机，侧过身就迎面撞见被子上几个被用过的套。林和熙唇角轻抽，隔着被子将那些东西弹到床下，这才将视线转回自己的手机上。 碗筷在水槽里泡了一整夜，油虫从浴室里出来以后，就挽着袖子去厨房里洗碗。听见对方叫他起床的话，林和熙这才掀开被子，从床上爬起来。起床的过程里，他都没有感到任何不适，直到双腿落地时，林和熙的膝盖却蓦地一软，整个人就直直朝地板上跪了下去。 门外客厅里来回踱步的阿拉斯加闻声跑进来，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狗眼，沉默地打量他。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穿衣服裤子，被狗长时间的盯着看，饶是林和西这类随性至极的人，也有点浑身不自在。他捞过床脚边油虫的外套，抬手就要往身上披，阿拉斯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再目不转睛地注视他。 而是转过狗头，有些新奇的看向被林和熙从床上抖落下来的东西。林和熙穿衣服的动作顿住，心底莫名升起一股不太妙的预感。下一刻，果然就见阿拉斯加迟疑的止住脚步，试探般的抬起狗爪子往那东西上扒拉了两下，顾不上往身上披衣服。 林和西丢开那件外套，缓缓靠近垂头，专注研究的阿拉斯加。听见他挪动时发出的轻微声响，阿拉斯加的两只耳朵相当警觉的竖起，误以为林和西要和他抢玩具，垂头就要张嘴去叼躺在自己面前的东西，心中一惊。 林和熙迅速扑过去，搂住阿拉斯加的脖子，伸长手臂从他嘴边抢过那东西。哎，宝贝，这个可不能随便乱吃！将他的紧张看在眼里，越发觉得自己咬的东西是什么好玩具。阿拉斯加坚决不肯松口，林和熙故意板着脸恐吓他：“再不松口，你爸爸就要生气了。”阿拉斯加丝毫不为所动。 反而将口中的东西叼得更紧，并且试图将它从林和熙手中抢回来。林和熙头疼不已，只能叫尤虫过来。尤虫走进卧室，见到的就是林和熙全身上下不着寸缕，背对自己，搂着大狗坐在地板上玩。他眉心重重一跳。林和熙，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好再和狗玩？林和熙搂着阿拉斯加没松手，忧心忡忡的回头告状。 你亲儿子要被你狗儿子吃掉了！我亲儿子？尤崇语气古怪，我哪来的亲儿子？林和熙侧了侧身，露出被阿拉斯加叼在嘴边的东西。他伸手指向那东西，满脸担忧的道：“啊，你儿子？”额角青筋隐隐跳动。尤崇弯下腰，从阿拉斯加嘴边拿过那东西，又捡起地上其他几个，转身丢进墙边的垃圾桶里。 来不及阻拦对方的行为，林和熙只能盯着垃圾桶，神色惨淡而痛惜。你就这么把你儿子给丢了？而被丢掉新鲜玩具的阿拉斯加也同样失落不已的跪坐在林和熙身边，一双眼睛眼巴巴的盯着垃圾桶看了许久，迟迟不愿意离开。被他和狗如出一辙的表情弄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尤虫拍拍阿拉斯加的屁股，示意他先出去。 阿拉斯加愣了愣，一步三回头的从房间里离开了，剩下林和熙和油虫留在房间里。油虫将他从地板上拉起来：“别看了，我儿子离开体外存活不了这么长时间。”林和熙仍是愁眉不展：“那也不能就这么把你儿子丢在垃圾桶里啊！”油虫不置可否的笑一声，掌心轻车熟路的抱上他的腰：“你想要我儿子？” 我这里还有很多。他缓缓靠近对方，眼眸对上林和西时暗了暗，都是活的。你要不要？林和西神色清致，当即就脱口而出道：“不要了，真的不要。”尤冲眉梢轻扬，话语低沉而暧昧。我看，你好像很想要。林和西伸手推开他，宛若身后有洪水猛兽般。 头也不回的朝浴室的方向走去，留油虫在原地笑出声来。十一月的尾声很快就在满满的专业课和英语单词中结束。月末的几天里，除了带人去看房，林和熙已经鲜少有回去的时候。出租的信息挂出去后，偶尔会有人从论坛里联系他过来看房。 然而转租的事还是一直没有定下来。林和熙手里不缺那点转租的租金，自然也不急着将房子租出去。十二月初的时候，尤崇因为家里有事请假回去了几天，林和熙又回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。他单独去喂过几次猫，又和方清明吃过两次饭，从对方那里听闻比赛的事快要出结果。 只是一等奖的名额早已经被内定，其他投稿参赛的人都注定与一等奖无缘。提及这件事的时候，方清明的声音小心翼翼，甚至已经提前打好安慰他的副稿。林和熙却并不怎么在意，只摇了摇头，口吻散漫的道：“我投稿参赛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去拿奖，更何况，参赛的人里面还有那么多本科专业的学生呢。” 方清宁笑了起来，捧着脸，笑容狡黠的问：“那我可以问一问，你原本的目的是什么吗？”林和熙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慢悠悠抬眸扫向他。我以为夏承风已经都告诉你了。方清宁轻咳一声，垂着头，没好意思接话。比赛结果是在游虫回来前一天出来的。 林和熙下午在教室里收到美院团委发来的短信，告知他的投稿作品在比赛中获了二等奖，通知他傍晚去学术报告厅领奖。惦记着把自己的画拿回来，吃完晚饭以后，他按时去了学校的学术报告厅。颁奖过程不如他想象中那样随意，团委还请了美院的副院长和几位教授过来，拿二等奖的有好几人。 林和西耐着性子和其他人合完账，找到团委的人想要回自己那张画，对方却神色抱歉的告诉他，比赛结束后还有两周的展示时间，投稿作品半个月后才能还给他。林和西空手而归，晚上回家后和尤虫打微信电话，顺口提了一句获奖的事，对方当即就在手机那头问：“画拿回来了吗？” 林和熙说：“没有，他们要拿去展示两周。”尤崇沉默片刻，又有几分漫不经心的问：“在哪里展示？”林和熙回忆两秒，不太确定的答：“好像先放在本部美院的公共展示区，然后还要拿去周边其他协办的学校。”尤崇不再说什么，转而提起其他的话题来。林和熙和他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，打算起身去洗澡。 挂电话前问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学校？”尤崇回的很快：“明天。”隔天早晨睡醒起来，林和熙才想起来自己只知道尤崇今天回来，却不知道是今天什么时候回来。转而想到对方回学校势必会打电话告诉他，林和熙也就没有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刷完牙、洗完脸出来。 就去客厅翻今天上课要带的书，恰巧这天他又给自己排了很满的课，直到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，尤虫也没有打电话过来。打消和对方去校外吃晚饭的念头，林和谐准备在食堂里解决晚餐。从教学楼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又想起投稿作品公开展示的事儿。 林和熙脚下步子一转，决定先去美院的作品展示区看两眼。展示区位于学院来往人流量最大的地方，此时正是吃饭时间，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路过，偶尔也有人停留下来，浏览那些被摆在橱窗后的绘画作品。